课文二，在教室。老师，除了小云，其他人都来了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小云怎么还没来？刚才给他打电话了，他在路上呢。不等他了，我先给大家讲讲这次比赛的要求和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。老师，您放心，今天的比赛我们一定能拿第一。 生词，要求，注意，专有名词，小云。